怒血狂涛，于峰的狂剑士出阵后，直接开了狂暴出大招，血气翻腾着，像是一道江河，立刻就将霸气雄图准备冲上支援张家乐的玩家阵容给冲断了。完了也没多理会，提剑就朝中草堂那边杀了去。于峰打法固然没有张家乐那么绚烂，但大神实力那也不是普通玩家想挡就挡的。 中草堂刚刚被张家乐搅得一团混乱，眼见又有一人气势磅礴的杀了过来。虽然用的是马甲号，但百花公会狂剑士的职业，这种时候当出头鸟的是谁很难猜吗？散开，散开！中草堂的会长天南星那也算是个人物，知道这种时候把人堆在一起当人墙，只能是让对手的技能更加效率化。 反倒不如散开，让对方四面八方疲以应对，以人多来消磨对方的血量。谁想还没等他们中草堂的人再招待一位大神呢，鞋里已经冲出一人，将于峰的狂剑士给拦下了。君莫笑，这对手可就让于峰觉得很莫名其妙了。 现在 BOSS 被中草堂这边抄走，大家应该齐朝这边冲阵抢回 BOSS 才是。这家伙突然冒出来拦截自己，算是怎么一回事啊？再回头看看，发现星星的人都是这副模样，都不着急 BOSS 被抢走了，就在那抓着对手乱打一气，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于峰哪里知道，星星是来杀 BOSS 的。 但他们眼中的 BOSS 不是沙涵而是他们这些职业选手。来一个战一个，来两个战一双。叶修的君莫笑过来拦上，也不多话，正准备动手，突然就听到身后有人吆喝：“哎呦，不行，怎么没有支援的呀？”然后就见绚烂的爆炸烟花，张家乐的钱花迷人杀进去了，又杀出来了。 中草堂阵中抢杀 BOSS 的地方，可是有王杰希亲自坐镇的，旁边还有高英杰，再有一杆中草堂的玩家。张家乐独身杀入，那哪里能讨到什么好啊？他原本是期望霸气雄图公会的人马跟着一起冲出的，哪想到于峰突然出阵来了那么一剑，将霸气雄图阻了那么一组 结果就这么一点时间差，让张家乐在里面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立即折身又杀了出来。普通玩家在他面前真是视如草芥，只要不是还有王杰希坐镇，估计杀个七进七出都没有问题。中草堂的玩家泪流满面呐，结果也只能在绚烂的光影中依稀感觉到浅花迷人好像路过了。 离得近点的，大概能被发颗子弹、发颗手雷什么的。张家乐这一冲出，立即看到叶修君莫笑，连忙把叶修当援助呼叫：“快快快！BOSS 都快被王杰希灭了，赶紧的结果君莫笑回身一毛就朝他跳去，张家乐哎呀一声，操作浅花密人跳开闪避，陷入了和于峰一样的迷惑不解。很快得出结论。 你已经失去理智了，快醒醒！叶修非但不醒，而且一个人向张家乐和于峰两人挑衅。张家乐和于峰二人角色互相对望了一下，都有几分尴尬。于峰是站出来向百花玩家证明他自己的，结果这会儿的形势，貌似是要他和百花最讨厌的大叛徒张家乐联手，这怎么可以啊？而张家乐呢？ 只要是看到“头顶百花”两字的心情都会特别复杂。那天和林静言一起去超市，站在百花牌蜂王浆的货架前，都唏嘘感慨了有五分钟。两人选手这一瞬间都有些犹豫，结果给了星心机会。美光的召唤兽瞬间就已经围过来，迎风布阵更是躲在不知哪个角落，直接开了一个死亡之门。 小强和竹烟侠两人也是直接大招，卫星射线豪迈的射下，一人一个，谁也别跑。张家乐和于峰对于并肩作战都觉别扭，但形势逼人，这会儿想和星星并肩战斗都没有机会。这当然是叶修刻意引导下的，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和这些职业选手交手积累经验，胜负并不是目的，所以不需要算计。 不需要什么连横合纵的手段，他们要做的很简单，发现对手战就是了。包子入侵和林静言的流氓还在战，韩嫣柔也和孙翔的战斗法师打的激烈。包子打法天然，经验老辣如林静言都摸不清套路，几乎要怀疑自己这么多年的流氓经验都积累到哪儿去了。唐柔打法凶悍。 尤其知道眼前这位就是目前战斗法师第一人斗神一叶之秋的操纵者，一个嚣张到幼稚的家伙，更是各种爆发，比起平日打副本啊、打竞技场什么的发挥要出色多了。不过，即便如此，也并不代表他们两个就占了上风，只是一上来所爆发出的各自战力，让对手有些措手不及罢了。 林敬言和孙翔很快就都稳住了局面，只不过包子和唐柔也不是他们随随伸伸手就可以打败的普通玩家，胜负都需要专心应对才能出结果。大神们打的激烈，结果各自的公会就有些不知所措了。霸气雄图这边原本要跟着张家乐的浅花迷人冲去抢包子的。 结果被于峰的狂剑士一个怒血狂涛阻了一阻后，就见浅花迷人又杀出来了，接着就又和星星的人打到一起了。他们是去继续抢 BOSS 呢，还是过来帮手打星星呢？嘉王朝这边，陈业辉就更吐血了。张家乐至少还表现了一下自己清醒的思路和意识。 结果，他们这边的孙翔大神一见星星的人，就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二话不说就杀上去了。陈夜辉好想哭，他们家王朝也是很久没有在 BOSS 争夺战中有所收获了。他明显可以感觉到，星星对于家王朝有针对性的部署，大有鱼死网破的架势。今天难得大神出手相帮，陈夜辉饱含期待。 结果一来撞星星，大神不要 BOSS 要星星，陈业辉真想一头撞死在键盘上。肖队，你看。陈业辉无奈，还好他们阵中还有一位大神坐镇，肖时钦。肖时钦也很头痛，把孙翔劝回来，没把握，上去帮孙翔打星星，这也太惯着他了。 不理孙翔，大家去抢 BOSS。这个，孙翔毕竟是他们家时的队长、核心、王牌，扔下不管好像也非常不妥当啊。我去吧，小石青无奈，也只好亲身上阵去试着引导孙翔清醒。汤柔应对孙翔，实在就已经很吃力了，他的状态已经爆发到了顶点。 但显然并没能把孙翔怎么样。唐柔自己也清楚，想单对单打败这个人，他的实力还远未够。哼，你威风够了吧？现在轮到我了！孙翔这时一声厉喝，抓住韩烟柔猛攻中的一个空档，就待反手还击。砰！一个爆破赫然就在此时发生。孙翔连忙躲闪，结果失去了反击的机会，大为恼火。 转视角一看，发现是张家乐的浅花迷人和星星的人周旋着，一路百花打法，到处乱丢炸弹，不知哪颗滚到这边，坏了孙翔的好事不等孙翔开骂，韩嫣柔的攻势又起，依然像先前那样猛烈。即使知道实力不如孙翔，但气馁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唐柔身上？他的斗志向来无穷无尽。 没完没了了，你！孙翔喝道：“显然，他以为在他高超技术的压制下，唐柔会产生无力感，会退缩，会拜服。结果没有，完全没有。韩嫣柔的战矛依旧犀利，哼，蚂蚁也想撼动大象吗？”孙翔嘲笑着，正准备再次发动强力反击，哗，一道剑刃斩下的冲击波席卷而来。 孙翔再次不得不因为躲避这突出其来的攻击，断了他的反击意图。妈的，谁啊？孙翔这次抢先骂出来了。转视角一看，是百花谷的狂剑士，应该是于峰来着。脱身加反击的一个倒跳崩山击，从孙翔的战斗法师身边掠过，斩地时的冲击波正好把他波及到了。他和张家乐的浅花迷人一前一后。 都是从星星的危机中脱身，却都无意破坏了孙翔的战斗节奏。一次孙翔也就忍了，两次还不发作，那就太不是他的性格了。孙翔一甩右手鼠标，战斗法师早已转身，手中战矛抡起一个霸碎扫了过去。于峰和张家乐确实也都是无心，所以全然没料到孙翔会来这么一击，这一霸碎没能闪过。 于峰的狂剑士被抡了个正着，正操纵角色朝这边赶来的肖时钦看到这一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嗨， <laughs> 这家伙还是不要管他，就自生自灭去吧。抢 BOSS，试图左右逢源还来不及呢，哪有这样主动树敌的？发出这种挑衅信号的人，根本就是期待被集火吗？ 结果，一个霸岁还没有让孙翔消气，也或者是职业选手操作的习惯，一招命中总有 n 个可接的连招套路。孙翔的战斗法师此时已经果断掉头，朝着于峰的狂剑士猛攻过去。星欣的诸位也看得恍惚，这位应该是他们星欣最大的对手吧？怎么他现在要弃暗投明了吗？ 于峰并不想节外生枝的，但被这样打上门来，怎可能不还手？匆忙招架了孙翔的抢攻后，立刻还以颜色，一记血影狂刀将孙翔斩退，跟着各种刀光血影朝追来的兴欣诸人杀去，血气纵横之间，尽显联盟第一狂剑的风采。张家乐的浅花迷人也机不可失的杀了一个回马枪。 他终于看出，星星这些人就是纯粹捣乱来了，不把他们灭了，恐怕难以安心抢 BOSS。此时于峰爆发抢回局面，张家乐立刻也反身捕捉战机。爆炸的华丽炫影中，刀光血气各种纵横，别说星星主人，连孙翔这一顶尖大神，瞬间竟然都被杀退。所有人都诧异地望着这一幕。 叶修、林敬言、王杰希，这几位资历较深的选手，瞬间都仿佛看到了昔日的时光，繁花血景。这不就是当年百花战队弹药专家和狂剑士这对双花组合的配合场景吗？